好，我们下半堂呢，悠闲的不到这个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把后面这些还没有讲的部分呢，很快的呢，把重点跟同学提示一下。那在进入到这个课程之前呢，那同学有在问说呢，礼拜天有办法连上两堂吗？那答案是没办法哦，因为现在呢瞧了半天呢，最后的结论是呢一切照旧哦，因为现在离考前太近了，什么教室调度啊，还有课程在总复习呢，怕干扰到同学呢。 原本既定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所有后续全部都按照表定的进度哦，还是一样礼拜六的下午晚上跟礼拜天的一个晚上啊。那我们尽量呢会把礼拜天晚上的这个课程呢，把它呢。 尽量用独立单元的方式呈现，就是希望如果你礼拜天晚上不想来，想在家里睡觉的话呢，那就在家里休息哦。你落掉一个礼拜天不来的话，也不会影响到你下个礼拜六的进度了。这个单元的这个设计上会尽量的导向这样走，因为礼拜天晚上叫你特地来一趟呢，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吼。所以这是呢后续整个课程的部分，反正就是完全按照表定的进度。好，那这个部分呢？ OK 之后呢，再来就是呢，同学或者说这个上册呢快要结束了，但是呢，明天。 明天晚上我会把上册的绪论呢完整的做一个结束，所以各位呢，明天晚上你还不用带下册的书过来哦，不然一口气带两本呢，非常的这个麻烦哦。所以呢，你放心，我们下册的话呢，就下礼拜六开始呢，那会正式的进行。那今天呢，等一下尾半段的时间跟明天晚上的时间呢，刚好就把上册所有还没有结束的这个单元呢做一个介绍。所以说呢，各位书本的这个。 期待上会比较轻松一点哦。这个明天还是只要带上册就好。下礼拜六开始呢，才正式进入到下册的部分。这是第二件事啊。那第三件事情就是黑板上这个东西，同学看不懂，说那个讲座是在讲什么？这个不是家事司法法的讲座哦，是这个民宿呢下册的后半段。因为我们的正规课程二十六堂课呢，讲得到三审程序，就是上诉审程序全部讲完。那三审以后呢，像再审程序啊。 保全程序啊，支付命令督促程序，还有呢简易小额程序等等，这一些单元我们就用专题讲座的方式，那有四堂课啊。那本来这个专题是已经放完，了哦 但是呢，好像有同学打电话去抗议说呢，因为这个班的这个尾声呢，可能呢有同学没有看到，所以现在补习班又重放哦。那就是这四堂课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四堂课刚好是四个独立的单元，就是针对我们正规课程后面没有讲到的再审啊、保全程序啊、督促程序、支付密等等的这些章节，还有四堂课的一个讲座。那同学就自己斟酌一下看这个时间，如果你觉得 自己念呢比较慢，想要来听一下讲解的话呢，那你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些时段可以不可以。好，这是讲座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就是呢，我们这一堂课呢之前有停过一堂，然后呢还要再加一堂课，所以到时候呢。 课程的结束呢，会照表定的时间再往下顺延呢，应该是八月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哦。这个午晚呢，剩下最后的这个两堂课的时间，一个是补我们呢，好像是上个月有停一次课，另外一个是本来就预计要加一堂课才有办法呢讲到这个的三审程序的。所以说呢，按照呢各位原本课表上的那个时段呢，再顺延一个礼拜后，这是呢课程的一些呢。 细节的部分先跟同学稍微说明了一个地方。好，那大概就先谈到这边呢。接下来如果还有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再跟同学我随时报告一下。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呢证据保全程序一百三十六页以下。 来，刚刚提到的是呢，这个万年考主题起诉前呢，已经先证据保全完了，到底能不能申请阅览相关的资料？那各位看一下注释一百一十四呢，你就当做呢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然后这个注释一百一十四呢，最高法院八十五年这个裁定就是典型的传统实务多数的见解，认为证据保全之后呢。 不准你阅卷，不准你先阅览相关的资料。那这个裁定特别挑出来的，是因为呢，各位的前辈呢血淋淋发生的故事哦，你就当做一个有趣的案例参考一下。这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呢赫赫有名哦，现在已经学成归国了呢，在某一个大专院校呢担任专任的这个不知道现在升副教授没有，或者还是助理教授了。 那最主要是教刑事法那一科的名字，打马上给我就讲到这边哦，不然再讲下去呢，这个就穿帮哦。各位看一下这个呢，裁定的一个见解，跟证据保全这个万年考古题有关。八十五年台抗字三零五号裁定呢，非常有趣。本件在抗告人参加八十三年的律师高考。 参加律师高考呢这个考卷试卡，经原法院裁定准许证据保全，已经受到法院人员保存完整的，不得销毁。则该等试卷试卡是否有形式上观察即可发现的显然错误存在？于有调查必要时，得调卷查明。 并无不及为保全，有不及调查使用的危险可言。所以，在看告人以该等证据有爱难使用之余呢，请准阅览、复印，以资保全，尚有会合。 哎，什么意思呢？先申请完证据保全，申请完之后想要 copy 把自己的考卷呢影印出来，结果被法院打枪哦。法官说呢，这个你要阅卷，等将来打官司再说。但是本院已经保存证据完备了，这个证据没有毁损、隐匿、湮灭之余了，所以不准你在起诉前呢先做阅卷的动作。那各位呢，几分钟听一下这个有趣的故事。当年这个背景呢？ 轰动法学界哦，我们刚进去念研究所的时呢，这个教授就讲这个故事哦，真是蛮有趣的。我们这一位这个大学长呢，很早就立定了走学术哦，是一个非常有为的这个青年哦，立志要走学术。那各位晓得哦，想要走学术当教职的人呢，心头永远的痛就是呢，他们非常讨厌听到人家说。 啊，你为什么去德国念书？啊因为你考不上了吼，你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国家考试考不上，所以你逃避现实呢，跑去国外念书。这个励志走学术的呢，最怕听到这种刺耳的话哦。每个人都不希望说呢，自己出国呢被人家戴一顶大帽子，说因为你考不上，所以你才逃避呢，去外面念书。所以很流行的做法就是。 我就先考上哦，证明说我不是逃避，证明说我是考得上，我只是不屑做律师法官而已，我是要去研究学问的。所以很多人在出国之前呢，都会请下呢，先参加国家考试，把这些该考的东西都考一考。那我们当年这位大学长呢，就是呢轰动法学界，他其实非常的优秀，据说他当年呢，这个考所有台湾的这个。 学校的法研所从台大呢一路考到呢这个最后一间大学呢，每考必上哦，而且呢这个名字都是前几名，还有几所学校都是榜首的。反正考刑法组每考必上，这个刑法的实力很强。好了，那呢刑法这么强的都是呢这个呢刑法组的高材生，他当年呢就是说呢。 我呢要先把国家考试考完呢，才能没有遗憾的出国念书。他就参加八十三年的律师高考的考试，结果那一年共辜没有考上哦，没有考上就算了哦。这个呢案例会这么有名，是因为各位你如果没考上，譬如说我是刑法组的，刑法很强哦，我如果没考上，是因为民法考很烂，行政法考很烂，那也算了，摸摸鼻子就认了，反正那不是你的强项。 偏偏他那一年的总分好像差三分没上，差一点点，真的是攀在悬崖的边缘哦。结果申请了查核分数，考最差的两科就是刑法加刑诉哦。这两科呢考得最烂，听说这两科分数加起来不到六十分哦，是加起来，不是每一科哦。那这个对自尊心的打击是很严重哦。你就是刑法组刑法最强，结果刑法加刑诉呢不到六十分哦。 反而是其他没有在念的民法、商法、行政法都还蛮高的，那就偏偏是自己最拿手的呢，刑法跟刑诉分数有够低，还有够低的前提之下，是谁谁都没办法接受啊，这是我最强的科目，考的最烂，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呢国家考试这些教授给他乱改哦？ 这个几率是蛮高的哦，可是呢没有证据哦。那为了去证明说是乱改的，所以呢他就想要说呢打这个诉讼呢来加以呢争一口气。那可是呢打诉讼之前呢就有高人指点哦。什么叫高人指点呢？各位念过书都知道哦，给分的高低，你这一题到底是两分还是二十分哦？讲难听点啦，改考卷老师的一念之间哦。 所以这种行政法叫判断余地的一个东西哦，这么的裁量空间这么大，所以说呢，打官司前呢，他就请教高人哦，大家凑在一起呢，给他出一堆馊主意哦，什么馊主意呢？每一个都跟他讲说，这种案怎么要翻盘成功哦，只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呢，寻求权威呢来做这个救济。什么叫寻求权威来做救济呢？ 分数是很抽象的东西，就像我们刚讲的，这一题到底给几分才对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如果你要说服法官说这个分数给两分给太低，乱改一通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呢，你把这个题目呢找一些呢国内的大佬。 譬如说啊，当初这个诉讼策略打的如意算盘是考卷先抠笔出来，用这个大学长很有自信，他这个题目呢写的很好哦，不可能每一科只有二三十分这个分数，他个人非常自信。那这个自信呢要寻求人家背书，找谁背书呢？大家出的主意就是哦，你呢把你的考卷印出来，比如说刑法这个科目，抠笔出来之后呢。 你就拿你写的东西呢，请这些台面上的教授来改，人都找好了，赫赫有名哦，甘天贵老师啊、徐秀老师啊、黄坚老师，这些你念得出名字的大佬呢，我们都透过关系讲好了。 请他呢重新来看一下这个考卷，那这总够说服法官了吧？我这个题目到底是两分还二十分？原始的分数给我两分，那我找这些其他的权威教授改。如果大家给我十八分、二十分的话，那我就很大的空间说服法院说，原本的这个改题的老师呢在评量上面可能会有问题，不然不会落差这么大。只有你一个人说给两分，其他人都说给十八分。 这是大家提供的好方法，结果这个好方法呢，第一关就被打枪了哦他要把这个考卷 copy 出来呢最高法院就修理他说不用了，你到底两分还二十分，我们的合议庭评议就好了哦所以你不需要呢把你这个呢。 考卷那种印出来，那你要玩什么花招？法官也知道哦。所以旁边一堆人出了馊主意呢，第一关就没有过。你光是要申请阅卷呢，把你的考卷印出来呢，法院都说不用印了到时候开庭的时候，我们再检讨一下哦，看说你写的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当法官，我们来改就好哦不需要劳驾你的印出来呢，还给这些权威的教授去做改题的动作。 那这个就是呢，最高法院呢向来传统见解，证据保全完，如果没有人隐匿或灭失之理的话，就不准你呢预先作阅了。那当初呢，后来呢，听这些教授讲说呢，法院会做这个见解，除了是传统的这个一致的见解之外，二来也是怕此风不可长，此力不可开。各位，这个案例如果一开说呢？ 准你们先证据保全，保全完之后大家都可以阅卷的话，那以后所有落榜的同学，大家有量学量哦，你只要一个不高兴，一千块成本就好了。各位证据保全申请，几钱功德哦？比报名费更便宜哦。 如果你落榜觉得很不满，我写这么好，为什么呢？给我们没考上哦，每一个人花一千块写的证据保全呢？说你怀疑这个呢原这个呢评分有重大瑕疵，怎么样怎么样的？先把你的试卷考了封存扣押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阅卷。 那不得了哦，考选部可能没有办法负荷呢这么重的业务量。每一个落榜的考生每年平均好几千哦。每一个都来申请证据保全的话，那这考选部呢，光是来应付这些的调考卷啊、影印呢，大概就没有这个闲暇时间。所以或许带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所以认为此风不可长呢。最多准你保全而已，但是不准你做阅览、控笔的动作。真的要看，麻烦你缴裁判费。这 或是打官司之后呢，在诉讼中呢，再去做越南的动作。那各位呢，这个呢，你听听就好了。如果你将来哦，真的不幸呢，落榜，那你觉得很不服气的话，那建议各位哦，真的就算了哦。因为目前为止呢，国内所有的这个呢，复查的程序，包括法院的态度都一样，我们绝对不做实质审查哦。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去阿 Q 说呢。 我这个题目写的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两分？两分就是两分。现在呢，约定俗成的默契就是呢，分数的部分呢，如果是这种考试的，不管是诉愿、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一样，我们司法机关一致的立场就是刑事审查。什么叫刑事审查？除非是忘了改，你有写忘了改，或者是说改了分数加错的。 只有这种情形之下呢，才准你翻盘成功。否则，如果是有改，但是那个分数不能接受的话，很抱歉，司法机关绝对不会做事后审查，合议庭不可能评议说，哇，这个天才的考卷怎么只有两分哦？帮你的判决，还你公告，改成一题二十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自从我国家考试的历史以来呢，翻盘成功的。 就我们所知呢，不超过三件，这三件都是所谓形式上的错误。律师司法官考试好像唯一一次呢翻盘成功是在九十年还是九十一年，有一个考生呢商法这个科目呢翻盘成功哦。为什么翻盘成功呢？因为他的这个考卷呢有所谓的重复改的现象，不是漏改，而是重复多懂什么叫重复呢？ 他那一科的商法呢？我印象中是公司法这个科目，公司法这个科目上面居然有两个分数哦，那一题呢奇怪，一个给十六分，一个给十一分哦。 同一个题目上面有两个分数，那后来不晓得怎么加的，就是用那一题十一分的分数算。那他觉得说不会这么低呢，他去申请呢，这个真的去诉愿，把考卷调出来，有形式上瑕疵，那个题目上面居然有两个分数。后来学者就在讨论说啊，怎么会有这种乌龙哦？事实上，这种乌龙哦，各位如果去过这个国家考场，看过这样改考卷，就知道真的有可能发生。 这我怎么来的呢？别人说难想象，我觉得呢非常好想象哦。因为以前我们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呢，专门就是跑腿打杂呢，帮老师送什么饮料便当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里面改考卷的情况，那个真的是五花八门哦。考卷堆积如山，几千份，每一个呢都是呢看起来很憔悴哦。这些老师呢，各位你想想看，你看考卷大概看超过十份，你的注意就涣散了。 那呢，有几千份的考卷，三个礼拜要改完。那时候大概平均六千多份的考卷呢，三个礼拜要改完哦。你真的会改到精神涣散？怎么涣散呢？很多老师都是呢。譬如说，你改公司法好了。 公司法假设是第一题呢，那通常你考卷打开，第一页就是写公司法，你就看你的第一页，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就给一个分数哦。然后呢，很快一题大概不到十秒钟，找关键字，关键字就写出来，推定这个同学呢有念书，分数就给了。所以答题技巧很重要。那为什么会出现重复给分呢？因为有的考生呢，大概这个考生的情况应该八九不离十。 很多考生写考卷喜欢不照顺序改。什么叫不照顺序写呢？第一题明明是公司法，但你偏偏第一题呢？你的标记呢？第一页第一题你偏偏写票据法哦，你就是倒过来先写票据法，然后公司法摆在第二题，这时候就会发生有趣的现象哦，改公司法那可能改到精神涣散，翻到第一页又再写这个公司法哦。 看一看就给你一个分数，结果其实你第一题写的是票据，结果呢到第二个要改票据的老师，他比较有精神，他发现你票据写在第一题，他看完之后给你一个分数，就形成了重复给分的情形。这是公开的秘密哦，每一年都有这种乌龙啊。 那只是看到之后呢，这些教授很有默契，会稍微微调一下分数。那所以说，如果我这种呢，所谓形式上显而易见的瑕疵，同一题上面却有两个分数的话呢，那这种显而易见的瑕疵呢，才有办法做更正的一个动作。不然，如果你单纯去阿杜说你写这么好，让人家给你这么低的分数，这个绝对不可能翻盘成功啊！这是呢，提醒各位们，万一将来不幸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呢？ 请你呢就放弃哦，好好准备啊不要想说呢透过诉讼方式可以翻盘哦。我们现在真的只有刑事审查而已。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证据保全，剩下最后一个小单元，那同学回到书本呢，往后翻一下，一百三十八页以下，这个都请同学自己看，一些呢比较技术性的法条规范，这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像第四个标题，证据保全的程序。 要怎么样进行这个保全的细节呢？你自己参考三百六十九条以下到三百七十三条，这都没有什么大学问、技术性的条文规定，稍微来看一下就可以了。那呢，一百四十页第五个标题也是。 证据保全应该具备的要件，状子要怎么写？这个技术性的条也请你自己看，一百四十三页第六个标题，证据保全的时间点，起诉前或诉讼中都可以。三百六十八条规定也是一样，非常简单的技术事项，稍微的看一下就好了。那第七个标题这个打叉可以不用看，因为这是一个专题整理学者的文章。 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法里面都有证据保全的规定。那只是简单整理一下非讼案件的保全跟诉讼案件的保全它的异同点。那这个是制度的对照，因为各位不考非讼事件法，所以这个专题呢就当做纯粹学说的一个整理，可以呢暂时不用去理它。所以呢最后要请你注意的，一百四十六页。 来，这个单元最后的一个考点呢，在一百四十六页八十九年增订的三七六之一，这个条文完全是邱连功老师主导之下全新增订的法条。那增订的背景就是呼应刚刚讲的理论。 多元化的一个程序机能啊，在新法的证据保全程序之下，这个制度除了单纯的保存证据之外，还兼具有多样化的功能，促进审判外解决纷争，促进审理集中化。好，这些抽象的原理原则，在邱老师的主导之下，大笔一挥有法条的明文规定，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增订的三百七十六条之一。 来，三七六之一重要是第一项跟第二项，再次强调，考出来除了条文抄一遍之外，背后的法律理论这一些专有名词、法理概念，记得要稍微的描述一下。来，什么样的一个法理概念呢？你先看一下条文怎么讲。 对照下一百四十六页，扩大证据保全的范围，强化证据保全的效力，就是各位一四六页标题一跟二，范围跟效力。那范围的部分是扩大证据保全的范围，效力的部分是强化证据保全的效力。来，怎么说呢？你看一下条文怎么讲的。 三七六之一项说，本案还没有起诉前，在保全证据期日到场的当事人，可以先就诉讼标的、事实、证据或其他事项成立协议。来，重点在哪里呢？光看字面的翻译，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这个法条背后有一些法律理论。邱老师怎么说呢？ 呼应他刚刚讲的，我现在证据保全就是要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机制，还有促进审理集中化，为将来集中审理做准备。所以呢，我就准你在证据保全的阶段，当事人如果有合意的话，先对诉讼标的可以达成合意。那诉讼标的呢，如果达成协议的话，这个法律上呢。 就是典型的兼具有诉讼外和解契约的一个功能。你们针对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搞不好在证据保全程序，双方就协议说，我欠一百万呢，分成了一年十二期来摊还。如果针对诉讼标的协议的话，事其情形会成立所谓民法上和解契约的一个效力。再来往下看。 你也可以针对事实呢达成协议。那同学翻到一百四十八页，书上一四八写的很清楚，对事实达成协议，有可能将来变成裁判官的自任像我才刚讲过，证据保全程序，你就先对一个不利的事实加以承认，可能将来会构成裁判官的自任 那对证据也可以达成协议，你们可以在证据保全程序就达成协议，说将来某些证据可以用，某些证据不能用，那么这个协议的内容可以成立证据契约，再来对其他事项达成协议，那这个其他事项的范围就非常广泛的，有可能是达成一个。 不起诉的一个协议，搞不好证据保全完之后，你自己看看，觉得呢没扣到什么账册，没有扣到什么重点呢，当下就记名笔录说，那如果扣押不到去年账册的话，我这个官司就不告了。这个叫做呢诉讼外达成不起诉的一个协议，这种呢其他事项范围非常广泛，完全看你们约定的事项跟内容啊。那么这邱老师强调的。 做这些动作，一来可以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机制，最主要强调是，你所谓诉讼标的达成协议，构成诉讼外和解，或者是其他事项达成不起诉的协议，这都有助于呢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那再来促进审理集中化。 最主要是针对事实跟证据达成协议，你们预先针对事实证据达成协议。 视情形成立裁判外资任跟证据契约，将来进入审判程序的时候呢，针对事实证据呢，已经先做成一个协议，将来有简化诉讼、促进审理集中化的一个功能所在。所以呢，这一些的制度呢，三七六条之一一下，都是呼应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所谓新法的前导法理思想。 好，那第一项看完之后，第二项是补充第一项，专门针对诉讼标的达成协议、成立诉讼外和解的时候，特别赋予说，如果协议的内容当事人要为一定给付的话，可以直接变成强制执行法的一个执行力，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 那这个条文叫好不叫做？实务上呢，新法增订这么久，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案例，因为这个背离人性啊，是学者比较理想的一个制度设计，因为不可能这么笨吼，还没有起诉，在证据保全阶段就举白旗投降，答应要给钱的，这个实务上就是不可能啦。但是理论上，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好，这就是三百七十六条一呢 证据保全新法架构之下，邱老师所强调的，再次复习一下，这法条特色叫扩大证据保全范围，强化证据保全的一个效力，分别规定在第一项跟第二项的部分。好，接着你看到一百四十九页三七六之二这个选择题，比较会考你，证据保全后三十天强制你要起诉。 否则的话，这个案件悬而未决嘛，我们不可能让你扣押公司账册，扣押到十年八年，你要赶快在三十天内提起本案诉讼，看看公司是不是真的有你讲的掏空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条文稍微记一下，三十天内要本案诉讼起诉提起，不然的话，法院可以依申请呢解除呢证据保全的相关的证据资料。这是概念上来讲呢，请同学特别注意的一个细节的规范。好，那整个证据保全程序重点，我们就全部带同学看到这边了。 那最后你回家之前呢，来往前翻，我们上册剩下最后的一个单元，翻到第一章绪论的部分。 上册的尾声呢，我们请同学回过头看第二页以下序论的部分，序论全部都是跟你谈打高空的抽象理论，最主要都是跟你谈邱连功老师的一个理论体系。那这个单元我们之前讲过，要留到比较后面一点才有办法介绍，因为这些打高空的理论，你要看得懂的前提是。 你先针对诉讼法的基本章节架构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基本的架构了解之后呢，整个制度的内容稍有了解之后，再去看这些呢贯穿制度的原理原则、抽象的理论，这样理解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那么整个绪论几乎都停留在邱连功老师理论的一个介绍，所以你看一下第二页以下，那邱老师的理论哦，各位呢，请你不要害怕了 很多同学会觉得好抽象哦，都看不懂。那邱老师的文章呢，表面上看起来都乱吓人的，因为都是十几页起跳的哦。邱老师的文章很少低于十二页的哦，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个月旦法学杂志，看那个台湾法学杂志呢，光看到页数你就吓一跳了，动辄五六十页，写的落落长，你会觉得说没有时间，然后也看不懂在写什么。 但其实哦，以考试的观点来讲，邱老师的题目反而最好写。为什么呢？只要你掌握重点的话，邱老师的题目呢，往往只是要你写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也不要你去背什么东西，你就自己呢，把你推论的过程呢，把那套理论的一些关键字、核心的概念点出来之后。 然后自己去函涉考题的事实，只要代用到这个理论里面言之成理呢，能够自圆其说就 OK 了。所以这种呢比较属于呢抽象打高空的理论逻辑呢，有的时候反而简单，你不要去排斥，因为呢考出老师的题目呢，我们经常开玩笑，有些题目写起来像大学在考法理学一样，不晓得有没有修过法理学哦。 就是要你写一些比较空泛、上位的一些抽象理论。那你只要把这些抽象原理、原则呢，可以把关键字、核心概念点出来呢，反而这个题目非常好写，因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更没有什么陷阱，更不用去提什么学说争议。就完全用邱老师那一套理论呢，稍微说明即可。所以只要你习惯这种邱氏风格的抽象用语的话， 反而在题目的作答上，邱老师的题目算是最简单、最有固定的公式模式的，可以依循的。好，那怎么说呢？你先看一下第二页以下，《天下文章一大抄》后，这个所有补习班用书呢，邱老师的这个理论呢，劈头就是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讲起，然后后面就是一头拉图呢，整理邱老师的文章。 什么民事诉讼的目的啊，程序保障的具体说明。那第四页以下什么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然后呢，十六页以下民事事件呢有其他纷争解决的机制。十七页以下这是很重要的诉讼法理、非讼法理的交错运用。反正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一直到三十二页，就都是把邱老师的文章做一个整理。各位切记。 念这套理论，千万不要傻傻的红笔拿来的第一页开始画哦，没有用。抽象归抽象，但是你的体系呢，架构完成之后，念起来会顺很多。在带你看这些抽象理论之前呢，各位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这一套理论整个架构的背景在哪里？ 整个理论的背景呢，我们就先从最上位的概念谈起。来，这个理论呢，其实是很有逻辑性的，从最上位的概念环环相扣，往下面一层一层的推出呢相关的衍生概念。所以，整个理论呢，最上位的前提，我们来谈的是为什么国家要有这一部民事诉讼法。邱老师的三本书，我应该说四本书的专论里面呢。 一开始都带你思考这个问题：国家为什么要设计民事诉讼法？这部法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书上第二页是谈这个问题：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好了，自问自答一下：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私权纷争。 讲到这边，相信您都懂。国家设置民事法院，设计民事诉讼法，目的不就是为了要解决人民的纠纷吗？达到定分指针的一个目的，这是初老师的一个见解跟结论。在此同时，你看一下第二页。 那么第二页附带提的是说，民事诉讼的目的，有些学者认为侧重在追求达成慎重而正确的裁判；有些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的目的、民事审判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做成正确的判决、慎重而正确的裁判，实现当事人的民法上、实体法的权益。那有一派的见解认为不是。 民事诉讼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迅速、经济的裁判，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所以呢，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迅速的解决当事人的私权纠纷，判快一点，程序经济比较重要。不然的话，一个案件拖个十年八年才判出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哦。那邱老师的结论认为不可偏废啊，侧重在一方都是呢比较的偏执的见解。 正确的解答方式应该是，为了要解决人民的私权纠纷，那只不过在解决纷争的同时，你要兼顾迅速、经济以及慎重、正确要求。 两者兼顾，讲白点，既要判得快，又要判得对，两者都兼顾，这样才能够达到所谓定分指争、解决纷争的一个目的。所以最终的结论呢，民事诉讼呢，就是为了要解决纷争。好，接着逻辑再往下推，按理说要解决纷争，好了，那么请问你一个问题，大家来思考一下。 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达到解决纷争的一个目的呢？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二页。有些人认为判得对最重要，只要你有慎重而正确的裁判，就能够真正解决人民的纷争。那有些人说不对，判得快比较重要。那邱老师的重点是都不对哦。 解决纷争呢，它的一个核心理论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法院的裁判才是最能够解决纷争的呢？那邱老师的理论呢，很值得参考。他的思考角度是，只有你们都放弃救济，讲白一点。 只有大家都心服口服的判决，才是真正能够解决纷争的裁判。很对啊，如果你今天一审花了十年查得很细，最后写的判决书完美无瑕，真的是充分拿到慎重而正确的裁判，内容都对。 但讲难听点都对，又怎么样？只要一方当事人不服气、不满意，他就算是用闹的，他也故意给你上诉。只要一方不满意，一方没有信任你的判决，一方没有放弃救济管道的话，案件永远不可能确定，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定分指针也蛮有道理的。确实，如果大家一直要上诉到高院、最高法院。 都不肯罢休的话，纷争永远没有解决一天。所以，邱老师话锋一转，要真正达到解决纷争的目的，那就必须要求法院做成的判决呢，当事人要心服口服，不再寻求救济管道。只要他们心服口服，请问同学，就算是错的判决又怎么样？ 就算判错了，只要双方都满意、都服气、都不上诉的话，这样还真正达到解决纷争的目的，总比你判的对，但是大家都不爽的拼命上诉再审来的好吧？所以真正要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就是要呢。 寻求一个当事人都能信赖、都放弃救济的判决，那这个当事人信赖、放弃救济的判决呢？邱老师称为“法寻求说”，也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寻求一个横平点上的真实。 法院的裁判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只要值得当事人信赖就好了。所以他的书上告诉你，真正定分止争的判决是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并非百分之百客观的真实。法院的裁判只要做到。 值得当事人现在寻找一个横平点上的真实的话，那么才能够彻底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所以这一套理论呢，翻译成专有名词，就变成法寻求说，寻求一个横平点上的真实，寻求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这样的判决才能真正达到定分止争的一个目的。 好，前导的法理看完了，那各位回家前先简单记一下。紧接着就是考试的重点了。前面的上位概念讲这么多，就是要引导出下位阶的一些基本的配套措施。什么叫配套措施呢？话锋一转啊你要达到呢，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值得当事人信赖的判决。那我们接着就研究了。 法官要怎么做，写出来的判决才是大家心服口服、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呢最主要就是有三个配套措施，第一个就是呢，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 开展呢，同学先把这个呢衍生的制度稍微熟悉下。邱老师大部分的一些理论的论述都是这个架构呢推演出来的。来，什么样的架构呢？为了要找到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判决呢，所以你要做呢就是这三个配套措施。第一个，你要在审判的过程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哎，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白话文啊？ 你就把法院当成餐厅一样，把这个原告被告当成来消费的客人，以客为尊的意思。他们来法院，你要把他当贵宾呢，伺候他，好好的，充分的尊重他。 但很简单的逻辑，人受到尊重提 m o 会好一点哦。所以，如果在审判的过程里面，你处处展现高度的诚意、高度的礼遇，你对当事人很好，他所有的权利都保障到了，都对他客客气气的，那么他的要求你都做到了，充分尊重他身为程序的主体，任何主体权都让他行使的话，这样判下来结果。 就算他败诉了，心情也比较能够平复，这叫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做出来的判决才能值得当事人信赖，当事人才能不再寻求救济。再来第二个配套措施呢，最重要。 依照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妥善运用相关法理审理案件。详细内容下礼拜会，明天晚上会讲到什么叫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呢？这我们之前提到过，不同的纷争事件有不同的特色，法院就是要应不同的特色呢，适用不同的法理解决纠纷。讲白一点，用对法理最重要，只有用到正确的法律，正确的法理。 这样，你写出来的判决书才是最贴近该纷争事件的解决方案。只有最贴近该纷争事件的解决方案，当事人老百姓才会信任这个判决。再来第三个配套措施，贯彻诉讼法上的协同主义、协力务的规定，这样做出来的判决才值得当事人信赖。以上就是三个主要的配套措施。 那各位回家，请我们只耽搁你呢五分钟的时间，看最简单的贯彻诉讼法上协议义务的概念。那什么叫贯彻诉讼法上的协议义务呢？文字的说明最主要在第三页呢，到这个呢第六页的一个内容。 所以书上这几页呢，分别都是在这些不同法律概念之下衍生出来的文字说明。那我们今天先看最简单的，什么叫贯彻协力物协同主义呢？八十九年民诉修法的重点。那同学简单注记在你书本空白地方，来什么意思啊？邱老师的核心理论就是他的见解跟传统的通说不一样。传统通说怎么讲呢？ 各位一定有印象，传统的通说认为啊，诉讼是一个三角关系。什么叫三方主体的三角关系呢？各位大一可能法续一定会念过，诉讼就是原告、被告加法院，三角关系，三方主体。好，那请问你以前传统的通说怎么讲？ 传统见解呢，我们用白色粉笔的方式呈现。传统通说都说，三角关系架构下，法院叫完全中立的第三人，原告、被告则是对立的、冲突的两造。这是传统学说的诉讼法上三角关系的结构。那邱老师在他的专书上怎么写呢？他说这是错误的一个理论，为什么呢？ 如果法官完全中立，原告被告完全对立冲突的话。 很简单的逻辑吗？完全对立冲突、尖锐的两个人呢，这个情绪只要没有发泄的话，很难期待定分指针，我们完全对立冲突，那法官就坐在上面看你们原告、被告狗咬狗的，互相咬来咬去的，他也不管是维持中立。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对立之下呢，纷争永远没办法解决。当事人一审判下来败诉的，一定上诉到底。 不符合解决纷争的一个机制所在，所以你要贯彻定分指争的功能。邱老师就大笔挥说，最好的理论就是依照协同主义重新架构三角关系。各位，什么叫协同主义重新架构三角关系呢？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三方当事人定义成为互相帮助。 只有在诉讼的过程里面，当事人感受到三方主体的相互协助，感受到来自法院的协助，来自对照的协助，这样才能建构一个温暖、富有人性的司法制度啊！这邱老师书上经常提到的，确实啊。 如果你感受到你诉讼过程里面，法官、对方当事人都没有那么尖锐，都是呢站在你的立场帮助你、协助你的话，人在相互帮助、相互协力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的判决，除了判得快。 正确之外，也有助于当事人情绪的缓和。所以，贯彻诉讼法上的协议物，除了要求呢速审速结、诉讼经济的要求之外，也能够达到定分指针缓和当事人尖锐对立的情绪。所以，应该要定性成三方主体间相互协助。只有透过相互协助的前提下做成的判决呢，才是最有助于纷争解决实益、最能让你心。 服口服的好，在这个前提下，紧接着就是重点了。为什么留到最后才讲？因为你诉讼法整个上册念完之后，我们的考题就是考你说新法的架构之下，协议义务的贯彻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具体的规定呢，在八十九年民诉的修正最典型。来，请你看一下。 法官对当事人的协力物呢，在新法的落实之下，最典型的制度叫什么呢？阐明职权、调查证据，还有第三页到第六页所讲的。现在在邱老师的主导之下，我们诉讼法的架构叫。 法官不再是完全中立的第三人，而是立法者要求法官要适度的跳进去协助当事人。怎么协助当事人呢？法院对当事人协力义务的贯彻，最主要落实的就是主动阐明当事人职权、调查证据必要时，第三到第六位的适度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 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所以这样点一下，你就可以串联这些专有名词。哦，原来这个制度上位的指导原理是贯彻法院对当事人的协议物具体落实在这一些制度上面。所以为什么要公开新政表明法律见解？为了避免对当事人产生突袭，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 本身就是在落实法院对当事人的协议物，所以什么叫突袭性裁判的避免？你有兴趣回家自己翻第三页到第六页，再来回到黑板上。那新法的架构，当事人要帮法官啊，当事人如何落实对法院的协议物？ 那最主要的落实在八十九年新法的集中审理主义，这都是前面念过的单元，借这个机会完整的做一个串联。什么叫集中审理啊？法官很累吼，大家不要害他们爆肝呐。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准备程序的时候，大家协议简化争点为了让法官案件比较好审，判决书比较好写。 我们的协议浓缩、简化争点，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的争点事证越少的话，除了审得快之外，也能减轻法院的审理负担。所以集中审理主义某种程度就是在落实当事人对法院的协力物好，最后再看那双方当事人间呢？ 原被告间在新法的架构下也非是完全对立，反而改成相互协助来上礼拜念过的。当事人间相互协助义务最主要的新法制度就是展现在证据章节，展现在哪里呢？扩大文书提出义务，强化证明妨碍。 证明妨碍二八二之一，这个邱老师称为消极的协力物，消极的不要妨碍对方使用证据，互相帮忙配合一下。对方要提出证人，你不要故意把证人杀人灭口哦，你不要去故意妨碍对方使用证据。消极的协力物，积极面表现在文书提出上面。 文书在对方当事人手上，可以令对方提出，所以文书提出本身就是典型的当事人间积极的协议物，所以这些诉讼法的制度，你把它整个串联起来，就知道邱老师要表达重点。所以为什么他在文章上写说，八十九年诉讼法修正前导的法理思想就是贯彻诉讼法上的协议物协同主义的概念，让三方当事人。 间改成互助协力的关系，彻底的颠覆传统的三角关系的一个呢对立冲突性，这就是呢第一个配套措施，贯彻诉讼法上的协同主义，只有大家相互协助的前提下做出来的判决呢才会值得当事人信赖，这就是第一个配套措施，诉讼法上协同主义协力义务的概念。 好，就先看到这里。剩下的两个配套措施——程序主体权保障、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我们等明天晚上的时间呢，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